哦，这个禅堂啊，松了一下这是棒喝门庭，啊，开口就是喝，举手就是棒。但是话要说回来呀，讲到棒喝门庭，过去禅宗的祖师。 他有这种手眼，叫做棒下舞狮，鹤上有眼。他那个棒不是随便的，啊，有目的、有目标的。鹤也是这个样子。到了走圈子的时候。 <coughs> 现在都是一个肩香的人走圈子，先从东边，然后西边，然后再东边，比如走三个圈子，就这么走的，啊！我不知道现在禅堂搬的时候跟大家怎么说的啊，还是规定，你这只香，有人打呼也好，有人冲动也好，还是没有也好。 规定你走四个圈子，你就走四个圈子；规定你走三个圈子，就走三个圈子。这是一点啊。 <clears throat> 呃，因为我毕竟进堂的时间不多啊。那么个平常的时候，平常时候呢，有的时候呢，比如过去打气也有这种现象，哎，呃，直了劲了。 啊，哪怕是阳性香也好，早半香也好，甚至午半香也好，随便哪一支香，而这支香呢，应该是走三个圈子，或者走四个圈子的。那么到了走圈子的时候，那个奸香的奸香是眼睛允许东张西望的，他不奸香吗？这个禅堂，呃，都是在他监视的范围之内的。嗯，他眼睛一看，大家都做的蛮蛮好。 啊，规规矩矩一心在那用功，也没人打呼，也没人冲盹，啊，可以不走圈子嘛？啊，你这个走圈子，啊，一定要例行公事。你管你有没有冲盹，我都要走这个圈子。啊，啊，这个是呢，呃。 我们将来有机会呢，我们跟班主师傅呢，我们再商量商量啊，跟大家讲清楚啊。如果说呃大家做做做蛮好的，都是规规矩矩的，那何必要走圈子呢？ <clears throat> 既然走圈子了，那就上规矩啊。我看有的坚强师傅呢。 是奸相是奸的比较好的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奸相走圈子，离位置三块砖，这个三块砖呢就是三块地板，我们做这个地板也有要求的，啊，也不是随随便便的，啊，就是离开我这个坐的这个位置三块地板，不能紧靠着位置跑。 也不能够离开太远，啊，啊，这个离开三块砖，就离开这个坐香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呢？就是迈半步就下他的香板了，啊，啊，迈半步，这个手就跟着够到了下香板了，就这么远，嗯。 那个煎香的走这个圈子，用这个眼睛看这个人做香，怎么看呢？不是说哎，这个人在我来煎香的时候了，我看到他好像是在那打冲冲冲盹的，啊，他看到我来了，他就不冲了，嗯。 我倒要看看他还冲不冲？他就站在他面前不动了，啊，这怎么行呢？啊，站在他面前等着他冲准，下在的相板呐。只要你在他在你走圈子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不冲准，你就走过去了。啊，那走过去再冲准，那是他的事情。你走过去了，呃，那也不怪你。 站在这个地方，盯着他，啊，摁望着他，这个也不合乎威仪啊，啊，你走你的圈子，这个坚相走圈子，既不能太快，也不能太慢，嗯，啊，也不能太慢呢，有的人走的太慢了。 啊，要走的这个快慢呢，要适中。 <clears throat> 眼睛就是天下呢，就是基本上呢，就是看到你眼前的这个三个位置，啊，这个前后这个程度，这个时间，啊，绝不要歪过头来看人家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等着人家冲盹，何必呢？嗯。 坐香的人，这是我们讲这个这个煎香， <clears throat> 煎香下香板轻重，我们感觉到现在的人不是过去的人。 呃，这个话我们要这样说呢。现在人有人听起来他还不又不大能接受。那么现在的人呢，不如不如过去啊他说：“我们现在人都比过去好，我们吃的也比他好，呃，穿的也比他好，啊，啊，什么都比他好。”啊，过去人也有啊，过去的那个我们在几十年以前住禅堂，啊啊，都是出家人，啊。 那么也有老参，也有初参，也有的蒸香板的。嗯，他说我没有冲盹吧？你怎么打我香板的？嗯。你要知道，你在做香，你在用功，有的时候你自己处于轻昏状态，哎。 你那个头稍微点一点，你自己是不割不着、的不嚼到的。而肩相的人呢，看得很清楚，啊，那他就猜的，就在他下相板的范围之内，他就下你的相板。啊，这个清昏点头，微微的点个头啊，啊，那过去肩相的人，肩相的人也不都是出餐的，都是老生上座。 啊，你这个坐香坐的那地方处于什么状态？他一眼就望到了，还是打妄想，还在这用功，还是清昏点头？他一眼就望到了。啊，出于助道的这么一个菩萨心吧，啊，所以呢，他下你的香吧，嗯，这是一。 那么，作为坐香的人来了香板，哎呀，这是我这做的好好的来的香板呢，他毕竟有原因呐啊，他绝对不会说是这个人跟我有什么难过，嗯，呃，别的时间找我的麻烦找不到，这还坐香了你坐在那个地方，我这个机会来了，我煎香了找你的麻烦，我看没有这么一个人，啊，绝对不会有这么一个人的，啊。 就是处理问题的时候呢，呃，要处理处理适当啊啊啊！这个人是我愿意帮助他，他是不是能够接受我的帮助？ <clears throat> 啊，你像呃，是今天是昨天呢，这个发生这个事情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这个情况吧啊，哎，你是好心。 履行里坚强的职责，他不能接受啊！啊，每每有遇到这种情况，处理问题处理的不好，就影响大众了，哎，就给高门寺整个这个禅宗道场带来很大的影响。你看高门寺那什么禅堂啊，打死人，那香板就打断了。 这个人犯了什么多大的错误了？那可相反呢，重的不得了啊！这个说话嘛，嗯啊，不得事儿还找个事儿说呢，有了事儿就无限上纲了啊！说出来也不好听，也不好啊，你看好不好啊？我要把这件事情。 再伸缩一点，假设这位南乡版的这个同志，啊，不是同志啊，这位统修啊，我是不谈同志啊，啊，这位统修，要是气量小一点，哈，你这个打我香板这么打我呀，连打四打的香板都打断了，喊起冤枉来了，哭起来了，呃，地下打起滚来了。 啊，要遇到这种场面，这个禅堂，这个场面怎么收拾？你们每个人可想都没想到这个后果啊！说我们一听到这些个话呢，心里下就非常的，哎，哎呀，我说现在人怎么搞啊，现在的，啊，说起来彼此都是互相助道的。 或者不住下麻烦出来了吗？嗯？当然，我们这个出家的师傅们也好，居士们也好，都是有道心的，都是忍辱波罗蜜的。啊，遇到那个在家人，我们遇到过呢。哎，我们的旧社会讲撒泼啊，他睡的地会打滚儿，喊天喊地喊冤枉，你怎么办呢？嗯？ 那就有理都说不清哎！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。作为常住上的处理这个问题，你们双方们都有责任，啊，哎，都要做出自己的检查。事出有因呐都不是无因的。但是，毕竟说你这个香板打断了，是真的。 哎，说是过去，我们也常讲，哎呀，这过去规矩严呐，啊，搞么事打十个鸡下来，那个香板几十块香板都打断喽，啊，可是我们就现在每一年，我们还做香板的，每一年都要做个十块二十块新香板，啊，当然呢，那个香板都不是打断了的，啊，而且现在的人。 也不接受，也不能接受。你像我们这个禅堂的打七，用功办道，啊，有一点点地方处理的不适当，啊，就会引起一时激起千重浪，啊，是不是影响大家的情绪呢？ 啊，动大家的念头呢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头跟大家说一说，啊，呃，每个人照顾自己啊，一切事情能够向道上会啊，他打的对，那是应该挨打的，那打的太好了，呃，打一块香板，打三块香板打断了，我都我我都欢喜，啊。 他打的不对，哎呀，他打的好像是太过了分了。嗯，像道上会啊，啊，我们现在不是用功办道吗？用功办道就是要有助道因缘。 <clears throat> 释迦牟尼佛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要想成佛，没有那个提婆达多还是不行的。 啊，你想成佛，顺顺当当的，啊，就这么成佛了，啊！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，哪里惹到那个提婆达多的？啊，提婆达多为什么事情？一门心思想出办法出来要害他，要害这个佛。那那还不是打一块响板的？他一他想，就想害佛，就把害死他。 但是佛怎么说呢？佛是忍辱的，啊，佛是灵敏的，啊，从来不计较。他因为因为出乎神学，做到地右里向去，那个释迦牟尼佛还怀念他呢。他说：“我那个住道的那个提婆达多，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哦，下到乌比地右里向去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忙啊，派个人去看看他，叫穆建莲去看看他。 还去关心看看他啊，这些个事儿，在我们这个佛法里头，都给我们树立了很多的榜样。用功办道的人，什么事情向道上一汇，天下太平。 <coughs> 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呢？蛮好的，哎，所以今天在禅堂里发生的事情，啊。 呃，我们跟他们一讲，大家呢都能够呃心平气和的，啊，像没有事儿一样，像没有事儿一样。但是这个事儿呢，我们还不允许发生第二次，啊，这叫要要引以为戒的。下乡板目的，如果他打呼，就是叫他不打呼。 啊，把它提醒一下，啊，至于说这个下香板这个规，这叫规矩，到目前为止，在大陆上所有的禅宗道场的禅堂里面，啊，不打也好，打气也好，这个香板呢一直在延续到使用。 <coughs> 啊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就有人就说啦，他你不过就是人家打呼，叫他不打呼嘛，那叫他不打呼，用别个方法不是也可以的嘛？啊，何必要下香板呢？啊，打的已经走手了，要不当心，我打重了一点，我香板打断了，呃，会会引起一些麻烦，不可以用其他的办法吗？是的，啊，这个意见。 也是有道理的，啊，但是我们还没有能够没有敢，呃，你提了这个意见以后，我马上就能够改变，还那我们还要进行研究，啊， <coughs> 因为禅堂的规矩呢，是由来已久了，啊，诸方。 都延续到使用。对于港子寺来说，过去的规矩我们没有能够延续到使用的还很多，啊！如果过去的规矩都延续到使用，恐怕现在的人呢，呃，也是不大能接受的。那规矩多了，讲一条规矩，这个现在。 在其他的寺庙里向，在大陆上打棋还延续的，包括云居山，嗯，包括丹霞山，甚至云门，还有那叫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这个，那叫什么？就是这个啥？卧龙寺。 啊，嗯，我在八五年到丹霞山去，那是本焕老和尚那个地方，他那个禅堂开始是很小，哎，而且也不过一二十个人，那他也打气，哎，喊起字，恐怕云居山现在都喊起字的，这个喊起字。 在过去禅堂里向，金山高明、天通天宁都喊起子的。现在我们这个起子就没有喊了啊。那么这条规矩呢，对禅堂打气来说是还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你看我们现在在广门寺，现在目前这个情况，我们这个禅堂里向，你看能喊起子不能喊起子？啊，我们这一部分人。 能不能含起字？ <laughs> 看来是不能的，啊！同时，含起字这一法，一直到现在，恐怕一百个人就有九十九点九个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他为什么跑起字啊？什么道理呀？ 嗯，港文寺目前打漆没有跑起子，但是有好多啊，老三上座也好，初三晚学也好，在七在租房住过禅堂的，多半呢都喊过起子的啊。你们说一说，这个起子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喊起子？ 啊，能够回个道理出来吗？啊，说是参天佛是谁？啊，参天佛是我们天天讲的，啊，起一切，啊，舍是用根，啊，什么心无所住，我们天天在这讲。那寒起子哪个讲过的？嗯？啊，我们常说的规矩啊，寒起子头勾下来。 啊，两个腿抱着大腿，啊，跑起子，哎，你还有喊的，还有答的，也不过如此而已啊！例行公事啊。如果条件具备了，啊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喊起子的规矩呢恢复起来。你现在不行啊，现在我们这能喊起子啊？啊，不喊起子。 呃，跑几个圈子，打了四五个气下来了，有的时候还跑不好，还要天天让人喊喊吵吵的，啊，那要一喊起子就跑出笑话出来喽，啊，当残学当残学啊，啊，残学的地方太多了，处处都是佛法呀，啊。 就看我们当参学的人是不是留意到这些地方，不然的话呢，都是走过场的。说起来，你到哪儿去的？我到高门寺去，做什么去？打气的。哦，那高门寺人打气人蛮多，也不过如此而已啊。你还能回答什么问题呢？一直跟大家讲。 今天呢，啊我们还是，啊，跟大家说一说，这个不许讲话，不许串聊，还要强调的这一点，要把这个七，一直打下去，打得圆圆满满的，这一条是必须得到执行，哎，必须得到大家的共同遵守，啊。 达到什么程度呢？自己照顾自己，啊，绝对不跟第二个人讲一句话，更加谈不到我住在这个房间里呀，我跑在那个房间里跟你说几句话，你来做什么的？是不是来打气的？啊，来打气是要用功的，啊，天塌下来不要你管。 啊，你自己把你自己管好，把长路上打气的规矩守好，那就呢，哎，绝对能够有保证，是我们的天下太平。搞门氏打这个残也是来之不易的啊， <coughs> 虽然这个中间出现。 这些个不令人满意的这个事情，这个但是我们这个凡夫地上啊，这个也没得办法啊。有了，希望大家要注意啊，今后呢不要再发生这些事情。每一个人都能照顾自己，绝对天下太平啊！说我深深见到这一点，哎，是非呀，烦恼啊，矛盾呐。 都从这个讲话出来的，啊，三个人在一堆儿，五个人在一起究竟你们谈些什么呢？是不是都谈佛法的？哎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这个功夫用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大家彼此互相研究研究、讨论讨论，是不是都谈这些事儿了？嗯，恐怕未必吧。 啊，作为常住，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呐，哎，真是提心吊胆，我就有这个感觉，啊，哎，天下人都望到广门寺啊，啊，都望到广门寺，这个呃禅宗道场在这打气呀，嗯，只能够有好名声。 给人家，可是不能有坏名声给人家。嗯高明寺这是一个道场，讲道德，讲慈悲，啊，讲道德，讲慈悲，这个道德怎么讲，慈悲怎么讲，啊，每个人都要有这种心态，啊，与人为善，道德门庭啊。 什么叫做道德问题啊？啊，怎么样子做才合乎道德问题？就像这个下乡板一样，啊，嗯，那无论如何下这么重的乡板，在现在来说是不适当的，啊，引起大家每个人、天下师傅都要注意，啊，都要注意，啊。 那是遇到我们这位，呃，这位南相版的这位菩萨呀，人家是，呃，人家是菩萨呀，忍辱波罗蜜呀，啊，如果说是或者或者，呃，要真的生下烦恼起来，很麻烦的，是吧？啊，啊，所以每个人呢，我们自己都都要注意，不能够意气用事，啊，不能自己认为我这个就是我这蛮有道理的，什么道理啊？啊，给长处添了很多的麻烦。 造成坏的影响，哎，这比什么损失都大。我这个用道办用工办道，的道德门庭啊，讲慈悲讲道德的，不是不讲慈悲，啊啊，没有和尚，晚上养一香，每天经常打打香板，这个也是叫没有办法的嘞。哎，老祖的道场，老祖的规矩，老祖的家风。 你说这个也不要了，啊那个也不要了，那么这个打击怎么打法的啊，或中板也不要考了，我考这都行不用啊？啊，啊，既然有这个规矩，有这个家风，我们呢，啊，就要把它继承下来，啊，把它继承下来，好的家风嘛，啊，反正就这么做，啊，过去的祖师。 就是这么样违法为人的，啊，过去行人就这么样的用功办道的，他也就是有所成就， <clears throat> 不是蛮好的吗？啊，说这个人能下箱板哎，哎，就得下他一块箱板啊，不能下，走过就罢了，啊，他这个人翻那么大个眼睛，翻那个大眼睛，他不妨碍别人的，他妨碍别人的，啊。 啊，这就是意气用事的，这就叫做那有有有人见有我见有众生见有受者见，你都有了。修行修行是不容易的，哎，处处检点自己啊，多多少少总带一点感情用事吧。 嗯，那就是与道德门庭与我们这个呃讲慈悲讲道场就有点不大适应了，啊，嗯，所以今天呢，大师傅们的闲差呀，啊，呃，这个一件事情是这么一件事情，以此类推，凡是不利于用功办道的，啊，哎。 呃，伤害高么事的形象的这些，我们都不能做，啊，唯有大家都要维护这个道场，啊，这个道场维护的好，我们才能够安心在这用功办道，啊，禅宗道场过冬打这个产期。 意义重大，是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呢？ <coughs> 就很难讲。为什么要打七呢？ 啊，为什么要打七？平常也坐香，平常坐香要上殿，要过堂，要出坡， <clears throat> 有许多事情要打闲岔，对用功有间断。 这叫做美中不足，怎么办？啊，那就想出方法出来嘛，共同打气，集中精力，专办这一件事儿，不上电了。 也不过堂了，不过堂嘛，不是不吃饭呐。正式的过堂要穿袍搭衣，在斋斋堂里向要念供养咒子，啊，那么也不出坡了，一门心思。 打七，打 <clears throat> 七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。长处上也是按部就班的，照着这么去做的，成就大家用功。啊，但是关键呢，就是使得大家用功呢有一个连续性，不间断。 那么说不间断不间断，你这个打气也要放香吧？那么大解气啊，小解气啊，也要放香啊。放香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处理一些生活问题啊，而不是放了香就等于解气一样。什么时候没有了，那你这个十个气。 就失去了联络性，也就失去了打气的意义。说从这点看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打气就有些事情呢，美中不足啊！说是现在打气已经不容易了，有这个样子就不错了。 嗯，真正想用功、想办道、想了生死，还想想开悟，哎，你要不给他有一个连续性，这用功要不断呐，这功夫怎么成片呢？怎么成团呢？啊，一生解气，解气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啊，什么都放下了。 什么功也不用了，嗯，还搞一些这个这个这个呃不属于打击范打击范围之内的这些小动作，禅堂的规矩，大家能不能够百分之一百的？ 做得到是一回事情，那么作为长处上呢，不能不讲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做早课香， <clears throat> 这个早课香规定就是做一个早课多长时间。 做这个早课香就多长时间？从央板出堂，啊，禅堂那些也派乐众，呃，到大雄宝殿去跟大家一道去做早课。早课下殿了， <clears throat> 那个乐众是带二庆带引庆上殿的。 下了殿回堂，就在那个门外呀。过去那个门呢，是一个是门是木头门呢，门鸽子，啊，用那个引青的庆锤子呢刮鸽子。那个鸽子呢，就是门扇呢，就在当值的那个背后，轻轻就一刮，说是我已经下殿了，啊，那么当值的下位子就开镜 开了镜以后，开门掩门。既然开了镜啦，一直想坐下来啦，啊，剩下的时间呢，就是过过澡堂吃早吃早饭吧，就是过澡堂过澡堂的。嗯，开过镜以后没有事情的人，没有什么事情呢，就是大小大小架房的。 啊，都要在禅堂里坐香，等候过堂，打交香过堂，而不是说，哎，开了镜了，呃，这还没有打香，打交香过堂，都出堂了，都回到自己疗房里向去，啊，这么那么那么这么的，这也不符合打气的要求啊， <coughs> 嗯。 放香了，过去把放香啊、洗洗澡啊、洗洗衣服啊，啊，洗洗脚啊，啊，就是处理这些个事儿。处理这个事儿完了以后，都要进堂做香，因为什么道理呢？过去禅堂没有广单啊，没个疗房哎，啊，都是广单。你说我衣服洗过了，到哪儿去啊？啊，我头剃过了，到哪儿去啊？ 啊，除了这个禅堂这间房子以外，没有你活动的地方。现在可好？嗯，把我们这个禅堂，呃，住禅堂的时候们也好，打气的时候们也好，啊，哎，都逐步逐步的在生活上呢加以完善。说是不睡广单了。 啊，每个人都弄个疗房睡睡。你看看高门寺这个禅堂，建一个禅堂不用广单，还有很多的人有意见。为什么事情呢？在房干里向容易放逸，没人管。 啊，特别是你们女众，啊，你这个二堂师傅那些地方，还居什么的地方，哪个管呢？啊，我们也不好跑你们房干里去管你们，啊，你们是不是能够自己自觉的 <coughs> 发道心？来都是打气的，都不愿意睡广单。 啊，都愿意睡一个疗房，甚至于说，哪怕你就是再小一点没关系，我要一个人睡一个，一个人睡一个自己方便的，啊，两个人睡一个，你管我，我管你，还不还还不方便。广门寺是尊重住禅堂的人，啊，认为这这是住禅堂嘛，这个选福道场，啊。 啊，那都是想成佛，这还有人管吗？不要人管了，啊，必要睡广单呢，嗯，你看看现在要要人管不要人管了，嗯，医生解气了，哎，等等于说社会上做工一样，八小时以外这是我的自由，啊，什么功也不想了，什么把念佛是水丢的。 啊，九霄云外， <clears throat> 这个样子打气，你说什没叫好处吗？当然也有，嗯，每种不足啊，哎， <clears throat> 能做到，能做不到。 但是长处上呢，我们要给大家说，长处规矩就是这个样。但是一定做不到怎么办呢？啊，什么事情都靠自觉啊！禅堂里像讲用功，这是讲这个出入往返，讲事项上。讲用功也是一样的，天天讲用功。 天天讲这样是谁，哎，有些人是不是我想用功才来进堂打气的？我想用功才来进堂听开始的？你们自己说说看，啊，也 <clears throat> 还不能不讲，啊，啊 用功不用功嘛，又是一回事情啊！哎，讲讲说说嘛，哎，也不能说没有好处啊，也要种，也种善根的，嗯，也种善根。所以古人讲的“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”。 也要种这么一个因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！但是我们今天哪期就不是来种因的，哎，我们是想取果的。平常用功打闲差这个禅期当中是不打闲差的，般般如意，事事现成，专门成就大家用功，啊！这是，呃，高明寺这个禅堂的宗旨要求。 是这个样子，应该说，这个宗旨是不错的，这个要求也是不高的。我们天天讲啊，这个选佛道上怎么选法的呢？啊，在十个期当中，没有间断的， <coughs> 啊。 选佛就是要用功才能选佛，不用功怎么选佛呢？如果说我们在禅堂打七，老是空过，老是空过，那还不就是上上殿呢，还不如去过个堂呢，啊，他还能够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哎，还能够还还犯债，否则的话，在七七里向打气空过，啊，我看这是麻烦的，嗯。 规矩要跟大家讲，禅堂的规矩多呢。应该说这个规矩好学，有相法门。但是对某些人呢，你不跟他讲，他还是盲目无知的。哎， <coughs> 至于硬功，那更加不要说了。 那更重要，关键所在，啊，天天引这个路，天天要么在这路上走，啊，那你就不走没有办法。有的人呢是真正发道心来的，也有人来呢是想当当参学的，哎，还有的人来呢我说看看家风的，反正什么样都有。嗯 我们所看到的，就要跟大家讲啊，这个不讲呢，好像是不得过一样。这个禅堂，呃，凡是康香版的、拿香持香版的、啊拿香版的，都有规矩。你们现在有好多人，都不上规矩啊。 就那么随便呢这个佛法就完全的失去了它的这个严肃性，啊随便， <clears throat> 当儿戏一样。首先，当知的那个当知啊，啊就是坐在我坐在那个香桌旁边那个当知靠中板的。 开镜指镜的那个那位当值师傅， <clears throat> 你手上所拿的那些东西，敲的那些个东西，那都叫做法器，不是你敲着玩儿的。啊，我们就看到，他有些地方呢不上规矩，啊，比如说这个开镜了，敲一坠锤鱼子。 嗯，他有的人呢，还没下位子呢，啊，他手上就把这个鱼锤子捞起来了，也这个啊啊，腰一弯，头一弯，那朝背后敲一锤鱼子。你看他好看不好看呢？啊，庄严不庄严？严肃不严肃？ 人家做香的人指望你这锤鱼子敲下来开悟呢，啊，要郑重其事的，啊，恭而敬之的，站在那个鱼子面前，啊，把这个鱼锤子拿下，拿着拿在手上，啊，敲一锤鱼子。嗯 你说我不跟你讲，你说是烤鱼子嘛？反正我随便怎么烤，啊，我把它烤响就罢了。你看行不行啊？啊，就光这一点， <coughs> 煎香的这个煎香的香板，你们有很多人，十个有八个都拿这个香板不上规矩。 你这么怎么说啊？这个打气了，打了五个、四五个气下来，还讲规矩啊？啊，这不是笑话吗？不讲这个规矩，将来这个禅宗道场是每况愈下，一代不如一代。从新地法门用功来讲，哎。 那是人看不到的。那从表面上看着这些个事项、出入往往这些个规矩，逐渐逐渐都没有了，都不注意了。肩上的相板，这个合掌相板，合掌当胸。 你看你们现在拿香板，这都随便呐，太随便了。反正我这个香板拿在手上，这个是敲人的、打人的啊。你们注意没注意这个香拿香板的规矩啊？这个香板不走圈子，就是站在这个地方呢，那叫个持香板啊。 两手平持的当胸，走圈子呢，啊，这个香板必须要合掌当胸。什么标准呢？就是你这个香板对着你这个鼻子。啊，你们拿这个香板，几实就就对这个鼻子的，啊。 拿个香板都拿上板像上板是不上个不像不像个不像个拿香板的样子，你们注意没注意？既然大家都不想用功，啊，我们今天就给你们讲讲规矩，讲讲参学。哎，拿这个香板，你们这个肩箱再看看好啊。 啊，就像那当兵嘛，啊，不找当兵必须这样啊，他不能这样，他也不能这样，啊，不找当兵嘛，这这个肩这这鼻子这个是伤的，啊，你们现在打响都是这么的，哪这么打骨的，啊，哪教打那现在我们这就是接强的战士，是这么来的，啊，靠在能力。 能用吗？不能拉通，那不容易吗？啊，你这个相反就是相反，就是对立子，这是一个。啊，发热是是不时这个相反也有规矩的，啊，行相反、拉相反都有规矩，啊，不能一点都不能随便。啊，发热时候呢？ 有堂炉，有后堂，有西堂，有首座。啊，你看着这位的时候，哪里相反怎么拿法的，你就晓得哦，这是长炉师傅，啊啊这是后堂师傅，啊就跟那个军人一样，在那个那个肩章里一看，哦，是上尉，啊那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官，你看就晓得。 在哪也是一样的，啊，扛住手拿里相反？ <clears throat> 这相反呢是这样的，啊，这个手要抓紧，啊，这必须靠这个地方，这不能离开了。 <clears throat> 那这个角过呢，这样这样的，啊，不能这样子。 啊，也不能这个样子。韦了是不么想法半平半窄是这样。凡是凡是走跑都是这样的。那么站起来哪里相反呢？ 手的，啊，不是这么来的，啊，这大拇手指在里头，啊，是相然当中指的，都是这么来的，是这样的，像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还有呢，是这样的，你好看不好看的，啊，很自然的嘛，嗯，他们就相反就是呢，这个手抓紧，不能这个样子。 不能离开，啊，这个好难啊，啊，稍微高一点点个手不能平，不能高，这是长轴的，啊，后上的相反呢？后上的相反呢？后上的相反，后上的相反会看的，后上的相反呢，这个就叫白平了，后上的相反，啊，西上的相反呢，这个呢就垂直九十度。 地上的是平的，走到了三度地上的，左正相反就左手相反，啊，那这还不清楚吗？这是一个拉相反，扛相反，扛相反就这么看，啊，有的人呢扛相反就这么看，啊，还有的人呢这么看就这样的，啊啊，我说我就不点名了，点名就拿围裙了。 啊，你们老百有有说，啊，怎么这么看呀？怎么这么看啊，有的人可就这么说，他他那不就这么看啊，有的人是这样的，还有点呢，跑起来是是这样的，啊，他们在打中医吗？啊，你说我们现在打击，这个打击开始的时候都是在家乡就教的，还有现在还教这东西啊？ 啊！因为现在不讲规矩。另外，你们这个再讲一下，这肩相架、下相板。 啊！啊！盹打呼，前趴后仰，东倒西歪。那个东倒西歪，你们现在的肩相。 应该下香板的，你们不下。我点一个名，是你做香做的不好啊！人家都说盛仪做香做的蛮好的啊，你好什么东西呢？一坐下来就歪下来了啊！这是什么？一坐下来就歪，一只香就歪在这个地方。 你看看，我们释迦牟尼佛都坐的都是规规矩矩的，都坐的蛮正、端正、端正嘛。你那个不端正啊，啊，你那个心不端正，你这个身就不端正了。大概在我们这个比丘众当中，有两位坐香姿势不好、歪的。 那应该自己晓得啦，自己纠正自己呀，啊，否则的话，你长期下去，你就成了一个习惯的，习惯就是势力，啊，你还是还改不过来，这也是个瘟疫啊，啊，嗯，出家人也不讲三千瘟疫八万细恨嘛。 啊，坐下来，端端正正的，啊，前不趴后不仰，也不东倒也不西歪，啊，先把那个表面收拾收拾，自己要注意，啊，你不要看他的用功用的蛮好啊，啊，你这个形态不好。 前天就是在禅堂里向兼职，为了下香板，啊，发生这么一个小的过失。 <coughs> 这个下香板的这肩香呢要注意啊，作为铸造人员，扳手师傅、外料的首领师傅，只要他不打呼，注意啊，只要他不打呼。 打呼是什么东西？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那这这这一呼嘛，这全禅堂都听到了。啊，一个不能下香板，你也不要去用手去按它，哎，你这个好像是头低下来了嘛，它冲你嘛，啊，啊，只要他不打呼，啊，哎，你不要去动它特别是外了的。 首领师傅一天到晚辛苦，难办，尽尽堂尽职，呃，经常做支香，啊，我们冲个等冲个等他自己的事情啊，啊，他不打别人闲差呀，打呼就不行了，啊，打呼，那你必须，啊，呃，或者是走圈子的时候，或者是不在走圈子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平直相伴，直来直去。 啊，用手轻轻按一按，只要按着它不打呼就可以了。这都交代的，清清楚楚的啊！你们有些人来来来，哎，人他也没打呼，啊，那就罢了，啊。跑响、坐响、包腿子、放腿子，都有规矩。 啊，现在就不能说啊！过去禅堂里像是没得穿，呃，穿孩子穿袜子都都是穿草鞋的，嗯嗯啊。